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，不必听他说什么。这三点让人原形毕露。人在江湖，比做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识人之明。识人就是看透人心，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有什么目的。如此，我们才能调整相处的策略，立于不败之地。只不过，并非所有人都有识人之明，也并非所有人都有看透人心的能力。绝大多数人。 都会被他人表面的伪装所欺骗，看不清楚别人的真面目。职场中，同事满嘴仁义道德，常唱高调，难道他就是好人吗？未必。不少人都是表面上满嘴仁义道德，背后一肚子男盗女娼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画猫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”。别人所说的，也许都是谎言。真正的心底话，别人不会说出来。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。 不必听他说什么，光是这三点就能让人原形毕露。第一，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，要看他的金钱利益流向何方。在资本市场中，有一句话，甭管他嘴巴怎么说，要看他的钱流到啊。举个例子，某个人跟你说这项目很好投资，利润很高，那你是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呢？只要要看别人的举动就清楚了。他鼓励你投资。 但他把钱套了出来，这就说明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你好，只是为了割你的韭菜。如果你看不透这一点，就会被别人割韭菜，人财两空。回到家庭，丈夫说忠诚于你，但他的钱无缘无故减少了，不知去向，就说明他在外边还有其他的人要养活。一个人的承诺可能会骗人，一个人的甜言蜜语可能会蛊惑人。 而一个人钱财利益的流向，则是他最真实的想法和追求。看人不能听表面话，也不能看表面的举动，而应该看钱财利益的流向。嘴巴能骗人，而钱财也骗不了人。二，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，只需看他对恩人的态度。战国时期，齐国有一位君主齐宣王。齐宣王有个特点，有事的时候就找原配妻子钟无艳帮忙。 没事的时候就跟小妾下迎春寻欢作乐，对于这一举动，后人总结了一句话：“有事钟无艳，无事下迎春。”说明此人没有什么感恩之心，只把恩人和贵人当成可利用的工具而已。面临危机的时候，你帮助了他，事后他摆脱危机了，还富贵了，但他忘了你的好，而喜欢听小人的甜言蜜语、阿谀奉承，那就等于你的好心喂了狗了。 今天他不感恩你这个贵人，明天他也不会感恩其他的贵人。没有感恩之心的人，即使你为他付出再多，他依旧会选择辜负你。忘恩负义的人有三个特质：首先，过度冷漠，毫无感情；其次，会为了利益而翻脸不认人，不太可靠；第三，能屈能伸，而又手段狠辣，黄蜂尾后针。看一个人对于恩人的态度。 就能知道他到底是人还是鬼。感恩者值得帮助，也值得往来；不感恩者，还是尽早远离为妙，避免被他们辜负伤害。三、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，要看他面对困境的举动。人如果有钱有势，就会比较喜欢伪装；反之，如果从高峰跌落低谷，那他们就会原形毕露，因为低谷是一面照妖镜。 有的人有点成就便目中无人，遭遇挫折就爱叹气，这样的人基本上没有什么前途，也做不到东山再起、咸鱼翻身。有的人有点成就依旧谦卑低调，遭遇挫折依旧保持本心，不卑不亢。这样的人只要给他们一点时间，那他们就能东山再起、一鸣惊人。为什么困境是让人原形毕露的照妖镜呢？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，失去一切的人们会放下一切的伪装，而揭露自己的本性。也就是说，很多人都认为身处低谷，很多事都无所谓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将本性暴露。而这本性的差距，恰恰是人之命运、前途的差距。选择自暴自弃、自甘堕落的人，一辈子也就如此了；选择坚持不懈、静待天时的人，他们的未来。 不可想象。写到最后，人性有三个最大的弱点：对于利益的执着，有钱有势的嚣张，以及落魄卑微的惆怅。从利益入手，我们需要观察这人的钱财利益究竟流向何方，那我们就能搞清楚他是何方神圣，有什么追求和目的。从对于恩人的态度入手，我们需要观察这人是否知道恩图报，懂得得知恩图报，那他就是可信任之人。 不懂得知恩图报，还嫌弃恩人，那他就是披着羊皮的狼。从困境入手，我们需要观察这人处于困境时的姿态。临危不惧是强者，遇事便垂头丧气，这是弱者。反正困境将人之最真实的一面都显露了出来。看透一个人，不需要听他说什么，只要要看他做什么就可以了。